锵锵三人行，咱们今天得感谢扎老师啊！自己的工作之变，扎老师研究是中印什么中心的？你好像是我就是纽约的一个大学里边的一个印度中国研究所，我们是做中印美三方合作研究，哎，所以我们有很多这种项目啊、论坛呢。 所以就认识了高兴， <laughs> 高兴啊，这个这个印度新印印度帅哥啊，张老师给我们请来，印度叫辛格是吧？ <laughs> 辛格对，中文名叫高兴，你没姓的吗？哦，姓就是辛格，我这个国内的他叫不是你的中文名叫什么？我就取了高兴，我也不是中国人，所以不一定要有名无姓的这么一个中国名字，姓高嘛。 姓高，姓高，姓高，姓高，啊，姓高 <laughs> 的也不少，没错。对，而且呢，你在我们中国北大吧？是对北大拿到了北已经是博士，快毕业还没有毕业。呃，你就是是什么国际关系学院？国际关系学院，你将来要对中印关系有所贡献吗？应该的。二十一世纪有不少专家，特别是这个我们张老师，在那个高度，从美国的高度看这个中印关系，还是看好的。 <laughs> 所以他专门创立了一个新的这个研究所。不是我创立，不是我创立，这本来是纽约的大学里边设立的。其实，在西方国家非常重视这两个国家的这个。 对，我过去过去听到一种说法嘛，说二十一世纪是将是中国的世纪，龙象共舞啊。最近我又听见一种说法， <laughs> 说不是你们中国的世纪，是我们印度的世纪。 <laughs> 是你们辛格总理就是你那个呃表叔，说他他的名言，真的，他是在一个国际论坛上，这这句话后来国际媒体报道很多嘛。 他在金融时报上，他在那个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，这句话说的。是吧？是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经济学家，也是剑桥毕业的。然后他就是说，因为这个印度的经济嘛，不是以出口导向，是以国内这个消费者。 而且他说有一些创新的企业比较多，所以呢，他说以国内经济最后会拉动长期的这个经济发展。哎，这个中国也应该考虑，就是印度的经济感觉有后劲儿，是吧？嗯、后劲儿，但那中国的经济呢，现在也有它的危险，是不是？而且的确，它这个就是说出口导向型，现在我们这国内也一直在谈了好几年了，就是要怎么样拉动内需嘛，把这个对出口的依赖减。 减低，然后转向国内的消费，所以那辛格总理，你们是。 说的挺靠谱的，嗯，但是给我们敲警钟呢。但是我看呐， <laughs> 这个中印两国间呐，有一个问题倒是相似的。对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腐败的问题。对， <laughs> 你知道，所以我要格外向你请教一下。最近印度出了个人物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是学甘地范儿的，你知道吗？他，你看啊，他反腐，是个反腐偶像。是。老头儿好像七十四岁了，最近又从监狱给放出来，啊，千万人欢欢呼他。对。他呢？ 这中国没有那么反腐的。这老头说啊，你们这个腐败啊，你们要不解决，我绝食。绝食十天嘛，他不吃饭。他只要要求，比如说你国家如果有一个强硬的一个法律，他就要求你国会可以起草一个非常有效的法律来监督每一个官员，他今天负责什么工作？比如说办一个驾驶证，这个办驾驶证要花多少钱？要几个小时？” 梦梦想写好了，今天谁负责？对。每一个办公室必须在上面做一个这个表格。嗯。这样的话，任何老百姓、中产阶级嘛，去任何政府部门，这就丢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该找谁？你明天过来，很多中国孩子去印度办事，说因为对，印度有什么事明天过来，他不在，明天过来他不在，就是。 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这个行贿受贿在印度之普遍，我是很吃惊的。我觉得啊，对，因为我们第就是很多年前我刚开始给这研究所工作去印度的时候，我们的印象里的印度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制度、法治，对吧？呃，可能是效率，听这个预先知道不是太高，但是这个。 腐败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我的意外。最后你知道就有一个什么笑话了，就是说说中国的腐败和印度腐败是有只有这样的不同，就是你在中国这个送了钱行了贿以后能把事儿办了，到了印度你行了贿事儿还办不了。我解释一下同样的腐败，这个腐败的意思就是文涛老师，你到了一个比如说办签证，你真不知道哪一个是官员，哪一个不是。他都说那段东西来说一样。 有人撞了，我是这个航空部部长，我马上给你批准当空中小姐。哎，这个空中小姐把爸爸妈妈这个家里的这个金子都卖出去，拿了十万卢比交给这个人，准备明天在国航里面当这个空姐小姐。结果这个人跑了，是一个是个假装的一个人。他正好在那个部长的办公室下面，因为我们印度这个任何部门，包括总理办公室，你可以靠门进去，就是就是非常接触这个。这你们不是民主吗？不是这 <laughs> 哎，新闻也是自由的吧？呃。 那这些现象不监督，不是可以监督吗？完全可以监督，就是报道了以后查几个人，抓几个人，这样的情况太多了。可是抓完了以后，不是我听说，最后说印度议员，里边说百分之八十都是被告有贪污的， <laughs> 但是没有一个能真的落实，最后把他送到监狱里去的。议不胜的议会的多数党是腐败党， <laughs> 现在现在两派都斗起来了，什么呢？领导说你不缴钱。 那怎么我高兴会啊？就是印度这个这个老百姓这个素质上也要重新道德上。所以现在这个老人家去整个印度搞一个会绝食，我我不教会，就很多人扑你，整个家里出来，从小时候开始讲，因为领导说你们怪我们印度领导的最坏的领导，就是没有道德腐败，什么印度搞得乱七八糟，中国搞得那么漂亮，你们不交 <laughs> 你们不交钱，你们不这个行贿的话，这这个社会就完美了吗？ 那这个事情是这样解释的：这个人口多的国家，印度有掌握特权的人是绝对有的，然后也有不少人不缺钱，他不想排队，嗯，那么他绝对不想排队拿一个证件，所以呢，他要跳队要叫人，他任何人，包括火车票。就是找关系托人嘛，这我们中国人也那么，有些人知道该叫谁，不该叫谁。 大部分老百姓，比如说经你从呃，印度是一个中央政府，当然很多事情要得里来办，那么真不知道，你真不知道谁是负责人。这个国家政府的这个信息化没那么厉害，这道谁是负责人吗？对，印度人虽然是一个软件大国，但是他这个国内政府部门里面都是还是当官为主，都是那么大桌子破。哎呦，我这我我得讲一个故事哈，就是我去这个加尔各答，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参观你们那个最高法院。 那最高法院是一个就是很神圣的那种那种老式的殖民时代的建筑，那院子什么都是高门，然后那个办公室都是老式的那。然后后来我我去的时候，就和一个叫卢思成的，就是绿色和平的一个香港人嘛，我们两个人去，然后说的不能光从前门看，我们得看看他办公室后边存档案的。一看吓死了，就开了一条缝里边那档案从地上一直到特别高的顶，全都发霉了，就是黄的呀，就你就觉得这个。 老百姓从前门进了地那个档案堆在那儿，可能堆了二十年，不知道谁在看这些档案。这就是我我觉得对印度那个法治一个大问号。不，但是这个不能怪印度本身的体系，印度都是把英国人在印度待了一百五十年，然后这些所有的法庭也好，这个官僚制也好，都是英国人留下来的，中国 很少动过，比如说印度自己搞了这个电子法，一一一这个一 l 就是关于这个电子商户管理。那前面的这个新法或者国其他的法都是英国人留下来的。那么英国人当时这个统治的模式，现在还存在。我打一个比方，我自己比如说在中国要拿一个结婚证嘛，办证，中国跟中国女孩结婚，要求你在国外出一个证，你没结过婚。 我才可以，你花九块拿一个这边的红本。嗯。那么我夫人说好，告诉你必须干干净本，就是一千块。在印度拿我在印度，我去使馆查。我我美国朋友他结婚了，他说我去了美国使馆，三次说了，我发誓我没结婚，我发誓我没结婚，我发誓没结婚，他马上拿到了。对。我印度呢去了使馆，使馆说先去你的出生的地方找当地委员会的这个领导盖章， <laughs> 然后去外交部，然后去内政部。 证明你没结婚。我我我 <laughs> 证明这个弄不到很多。我现在也有个印度朋友，都弄到了，花了很多钱。他就是跑跑了六个月多在印度。爸爸妈妈已经说你别结婚了吧。 <laughs> <laughs> 我就这个这个走到就是印度办任何事情嘛。这个事情就是当时英国人搞的，就是英国人在印度是说我们是反制，我们通过反制通知这个印度。给你们。对对对，现在呢，他没有开出这个。我们在学校里面办一个手续，中国我一个卡。 算哪都可以。印度我办这个离水校的程序要一天到两天，每个地方都去改账不中国人民就不要再有什么不满了，对吧？ <laughs> 印度人民还在羡慕中国人效率高。 <laughs> 反正我觉得， <laughs> 对广告。印度给这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给我的感觉，内部的不平等啊，真的比中国还要厉害的多。就是精英非常的，你要英文也好，然后上的是那种很国际化的学校品牌，然后留英留美都是完全是国际化的一套。然后下边呢，我就以前。 没去印度以前，认为很多印度人都会讲英文，后来发现不是，完全是一个精英语言，很少数的。对，大多数的人街头并不会讲，而且这种不识字的人，就这种，不论他是低种姓的还是，其实不只是低种性的啊，各种种性都有这种，就流落到最后。然后这个教育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呃，很多教师不上课，就是这特别严重的问题。哈佛大学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嘛，他不不去教课，你他在看报纸谈政治啊。 就是印度人和中国人，而且这些呃教师是不是因为反正他发？他都抽胖了，突胖了五百个学校，然后他把这个案例送了。我说我随便转了来自他们班，个比较偏僻的班，五百个学校，然后他发现老师不太上课，很多老师，比如说当地人当地当老师嘛。 有农业，他管农业了，下游了都不。根本不不来学校了。对，叫班长，班长带学生，然后自己去去盖厕所，而且现在干别的去了。印度咱们就是这老师吧，你看这课堂上什么对，还手机响，这教师还在这儿，这已经很愤怒了。中国人现在这些老师都都不好好上课，还在那手机上，还在这外边做点什么事。不，那老师。那个印度老师这人都不在那儿，这印度老师一个梦想。 他们都觉得能当总理， <laughs> 这是阿玛提耶桑的一个著名的一本书的名字叫会谈话的名人，特别会说话，是一个学校的中学的老师。然后很多领导是老师，现在印度法律上允许你当一个大学的教授，你可以参加国会的投票。两个行业，一个是律师，任何律师可以同时搞律师专业，同时这个参加政治。所以这两个行的人在印度。 可以说 <laughs> 有这个影响力怎么样？比如说印度有最好的这个法律体系，是英国人给类似等于香港，你看香港是一个法治地区啊。是啊。那香港没有腐败，印度为什么腐败？对呀，这这个律师盖这个保护这个国民的权利的时候，他就搞政治。印度所有的都是一个党派，把这个地区最知名度的律师买下来了。 那没那你说到这儿，我来问你，他们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女帮，呃，女的这个就是原来她是大卫，啊，就就是最低种姓的那个不可触摸族的种姓，一个女的居然升到了，就是这个叫乌达普特什，什么北北方帮，对最大的核心的帮，对北北方帮吧？她是这个乌达普特什的。 头首领得到了众多，结果上台以后，现在已经执政了七年了吧？是多少？嗯，他是最富有的帮长，十一年了，已经十一年了，就是一个偶像型的哈，因为这么低种姓的一个女性了，当了这么多年班长，可是她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收入呢？就查不清，然后就有马上就有人告他腐败。 然后多年，这个最高法院也查查到什么，就觉得他这么多的财产，可是就没办法，这个没办法立案。我听说是啊，后来就说都是人家送他的，因为崇拜他，送了无数的可能金银财宝供养 <laughs> 啊，就像那宗教领袖一样。然后他那个那帮里就修了很多这种低种姓的人的那种偶像， <laughs> 包括他自己的偶像。人就是说，你这个用个纳税人的钱收修这么多公共偶像干什么？他说：哟，那这个我们当以前是受压迫民族，对， <laughs> 在印度。 英国人走了以后，把这个政权，就是给这个布莱 n 解了。所有的大学教授，所有的这个知知苦，所有的这个有智脑的地方，都是布莱 n 印度历来的总理都是。印度是知识分子治国呀，是对，就是那没错，那没错，绝对比中国精英多了。 全是婆罗门在当着，包括这种新起的软件阶层，你一查软件工工程师，绝大部分都是婆罗门。历来不是今天，就很多佛教的。是印度社会上最穷的人，他是终身最高，但是他这一辈子不知道上帝给他诅咒还是什么，他这一辈子不会有财富的。为什么呢？历来是这样的，财富的人上定是有财富的，但是呢，最走尊敬的人是他。如果一个不罗门很有钱，社会不尊敬他。 那你现在不就是婆罗门在他是脑子的财富。短期的，比如说腐败这么严重。婆罗门不是有？不说了吗？这些领导是没有钱，包括科瑞拉邦那个那个首席部长很多，他们没有。现在比如说最多的婆罗门在那个孟加拉邦，他们没有钱。亚马德森，嗯，他不是婆罗门，但是他省那个人。婆罗门他是不是追求财富？他是控制这个社会的矛盾。 哦，你你下次节目听一个不热门，他会给解释，是吗？你刚才啊是讲了很多印度的这个情况哈，我倒想起来啊，你看你在中国，中国也有报纸嘛，你整天看哈，你觉得中国现在报道的这个腐败问题，跟印度的腐败问题有什么不同呢？还是都一样？ 呃，中国我自己也没交过钱，也没做过腐败，这是我 <laughs> 我我 <laughs> 这己是在中国做腐败，哎， <laughs> 年是这是第一。然后呃，我觉得中国刚才温老师那边说了，只要你交钱，而且你必须交钱，就是体，我可以这样说，体制内。就是我我我考察了几个公路有公路的项目，那么我看了我国家，我国家比如说投标有个小公路的高速公路，那么呢里面知道。 买哪一个部长拿百分之多少？听 <laughs> 好了，This is Mr. Five Person, This is Mr. Ten Person。啊，这是公开的吗？公开的，他要这个，但是他那么厉害，他是商务部长。 <laughs> 对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是假的。那你说，就说，你就打点，你知道打点谁，而且打点一个人全摆平了。这钱拿的踏实。再就是你不知道给谁，因为有十五个人呢，而且你不知道那十五人往哪儿送。那个路要经常修。对。那这个这个这个承包商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必须给，他也活下去。 这个路修的，下了一个雨，印度下雨比较多，这个路就坑了，啊，没办法，所以年年每天又每次又打算，每次要修了，没办法，而且每次又打算，就每次有有电了，这个没错。但是我在中国说，在中国每一个就是体系内有他自己的呃这个钱，另外它可以国家允许百分之五多一点，就是这是一个预算，再加加给你百分之到十这是第一。中国最多看腐败的是什么？我现在。 我跟温老是不得不说，报销这个事情，我今天报销报销，我今天买两本书，电影社中国的，要发到印度一个展览会里面，马上有两三个人要抢我的票，能不能这个票给我？我都以前不理解，这什么社会，什么现象？要发票？就是全中国要抢发票，包括你国际票、你国内票、你这个当地票，我说这国家怎么允许？ 你都没有坐过飞机去过印度，啊，去过。哈哈有报销什么的报销，我我是可能帮过很多朋友，我不会说了。但是我的意思， <laughs> 这种破败也是一种最可恶的破败。这种印度没有吗？这不印度不报销吗？这查得严，这这道理啊。这就查得严了。不不，每个人知道每个人，你你跟谁报销？ <laughs> 印度是连个报销的人都找不着，怎 <laughs> 么叫？所以你你你知道他说这个 <laughs> 确实是天下闻名的中国特色。连这个他们跟我讲啊，连荷兰阿姆斯特丹不是有红灯区吗？对。那个嫖娼的那个妓院老板都见到中国游客，我有发票。哈哈哈哈哈。我们是卖广告之后见。 这辛格，这印度口才，我这也够当总理的。 <laughs> 对，你也知道，他说的是中应该是婆罗门。对，他说中文都这么能侃，他要是讲他的婆罗门语，那就没准成什么样。 <laughs> 哎，我给你打听一下啊，最近说有个电影，印度电影叫《三个傻瓜》，对，在印度火完了之后呢，就火遍港台，就要在大陆上演。嗯。为什么那么火？第一，他这个，在这个观众的这个目标是都是这个。 八零后、九零后的这个年轻人，嗯，文涛先生应该知道，就是在这个中国孩子来说，一个父母来说，我经常路过北大的图书馆，有人，双胞胎，然后说能不能帮帮拍个照？我说好啊，我就帮他拍个照。他就吩吩咐跟他们说，只要你们一个能进来这个北大，我就这一辈子幸福了。也就是说。 现在为什么要求的要进，从这么小给孩子加压力。你每天北大、清华排队只要五千个人要进这个学校参观，就是我们 <laughs> 我们在在印度和中国几个学校，印度的理工学院，对，印度理工学院要考进去比哈佛难，很多人说过，就是那为什么难呢？在全国只有三千个这个培养精英，这三千个呢，就是你配的要就是从高中开始每天十三个小时。 跟着那个晚上，嗯，妈专门妈妈，任何印度妈妈。如果有高中的孩子，不可能工作，就得全职陪陪孩子复习。只要他进去了理工学院，他就这一辈子成功了。那么这个电影像个傻瓜就讽刺他们三个就进去了这个理工学院。然后说，哎，这个理工学院不是已经六十年了吗？已经五十五年代呀。 那么对中印度应该是一个软件超级大国，一个技术大国啊。这些这个精英和工程师去哪了？在印度做了什么发明啊？拿了几个诺贝尔奖啊？嗯，他就是讽刺了当时学校里面老师的这个教师制度。你培养一个是不是一个技工，还是培养一个创新的人？ 哎，对，这也是中国的话题嘛。对，一说就是钱学森老人最后留下的遗言，为什么我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？就是他们也是应试教育。然后里边这三个傻，我倒是看了这个电影，里边其中那一个冒牌的，是吧？那个傻瓜其实是一个最有个性的，最就是不循规蹈矩、创新的这么一个人。然后就在他的影响下，结果把这个他里边有很多搞笑段，那个演员也特别好。那个演员现在叫阿梅汉，阿梅汉他不是最好的肌肉。 但是他是一个最好的知识分子，因为现在有两个看，然后看就是这个算的印度穆斯林牌嘛，然后他他们之间一定要一个是肌肉，然后第二就是他们一个是杀入看，那是以浪漫为主，在国外很有名。但这个阿米尔呢是一个非常普通的，两个都是非常普通家里出来，从电视剧出来的。这个阿米尔呢，他前面的一个电影，很多中国朋友们没有注意到，就是讽刺了媒体，就是整个印度媒媒体媒体，他说整个媒体就是。 只他们所有的报道只有百分之六给这个乡村，印度人口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七十多，那所有的报道里面只有百分之六占了这个乡村的报告。嗯，所有的都印度农村的。对他说，印度是前线天天把这个镜头放在孟买这个时装的这个展示 Fashion Show，那这是显示印度现在的印度吗？所以他讽刺了一个印度农民，在一个农村，他为了得到国家有，因为现在印度很多农民有些地区自杀了。 那么国家不得不骂，要对得起，跟他们说十万卢比一个家里人自杀十万卢比。那有一个家人说，兄弟要不要？就是一个哥哥说弟弟要不要你自杀，然后我我就可以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那么这个人提前宣布了，那所有的媒体都来了。那这个人是由于我不想自杀，我整个电影就围绕这个。